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，想知嘅話，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十一點，城寨舊市好啲，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，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，準時見啦。啊，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，記得聽 live 啦。 好嚟到我哋第二節咧，就啊，我哋啊大家聽眾就唔好覺得奇怪，點解我哋咧全程喺度冇翻譯講誒普通國語咧？咁就又唔講英文咧，就因為阿林博士啲國語太好啦，咁啊講英文咧就要翻譯嘅，咁就會壓咗啲時間。所以咧就為了大家的的的可以聽多一點嘅東西，所以我們一直就是講國語， <laughs> 所以我們就不翻譯啦。聽得懂你就聽得懂，聽不懂就是嗯。 你自己处理吧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就是啊，我们我刚才的那一节，我一直都听得呃非常入神。就是说，哎啊，我们的梦想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按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去做啊。假如他啊有一些人啊，他们已经知道了他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？那然后怎么样去达成他的梦想这是第二步嘛？对，第一个是找到。 找到那我们说，最重要是你一个梦想是永远嗯哼，要继续做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的梦想是帮助嗯哼，小朋友没有爸爸妈妈的，对，你永远你不可能全世界的小朋友照顾了，对，所以你会很忙啊，是也不可能了，真的。所以这种梦想是比较健康的，应该说，所以我们可以加单更清楚是你的梦想应该是用你的天分。 嗯，发展你的天分。嗯哼。但是可能第一组第一个部分是发发现。对，现是发现。发现，然后怎么发展，然后怎么用？那最离大概大家都应该是关系是钱，所以应该是最好是你的可以用你的天分，你最开心的东西赚钱。嗯哼， <laughs> 这是最好的。所以你不要一个好可怕的工作，为了赚钱，然后往上换。 在家里画画之类的，那个是太辛苦了。哎，但是有一些人，我那你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，他非常喜欢钱，但是他的工作非常痛苦，因为他旁边的每一次的老板啊的同事都是折磨他非常厉害的。那这样子又怎样看呢？没有，因为你要想，他非常喜欢钱，嗯哼，他可以去银行一个，银行不是算钱吗？每天都看一二三四五六，也是。 是他不是说喜欢钱，他应该有一个天分，对，跟钱有关系，钱可以让他发展发出来的。其实钱只是一个工具，是吧？或者是一个，比如说他可能的天分是呃，嗯，主主持力，把东西主持的很干净的，嗯嗯。 然后他在银行里面，他这个是每天都做的，因为如果不是干净，你会被骂的。对对对，他做的很 <laughs> <laughs> 所以就是用他看的，你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喜欢干净到什么程度？嗯，我一个朋友是强迫症的那种， <laughs> 没有他来我家，我做菜，他一定要把全厨房干干净净才走了。哦，他就喜欢看干净的。哦，那他说你有朋友别人的 party，你请我来，我就喜欢他喜欢洗碗，把太好了。 <laughs> 这种朋友很好。对啊，所以你不知道，呃，人都一一样的。你像我爱钱，我说我爱音乐，嗯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嗯，你爱钱哪一个部分？有来音乐哪一个部分？哎，如果是有一些人喜欢，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，有些人喜欢谈恋爱呢？对啊，喜欢谈恋爱，但是，嗯，为什么？懂我意思？也是有部分为什么？有很多原因为什么？哦，可能是有一种。 被爱的感觉，或者是爱人的感觉，照顾别人的帮助，没系统哦。爱上有减肥，你知道吗？你爱减肥你，爱上一个人，你会瘦， <laughs> 这是已经证明的，因为你的荷尔蒙系统会不一样， <laughs> 是哦，没系统会起来，可以，你可以谈恋爱为了健康一点， <laughs> 有很多方法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哎，我我奇怪，不是会胖吗？有一些，我听见有一些结婚以后会变胖，哎。就是。 已经没有爱上 <laughs> 已经过了那个蜜月期。 <laughs> 是的，你知道蜜月期是啥吗？二十四到四十八个月以后，爱情就变了。一年到哪年？呃，两年最多四年。哦，以后。 你以前的那个爱情的兴奋，变身家庭的感觉，哎呀，糟糕了！我我就以后看到我的那些已经结婚的朋友，如果他的呃呃，他结婚的时候是瘦瘦的，嗯，我知道是为什么。然后他过了几年，会变得胖胖的，我又知道为什么了。啊，如果突然变瘦， <laughs> 你也知道为什么？ <laughs> 哦呦，这个要小心哦！对对对对，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有很多人演以为什么谈恋爱，嗯。 有一些人是他为了钱呢，嗯，对对对，所以你会发现他挑的女生还是男生，因为他有钱啊。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女生，你不知道到底什么。我我还很很好玩，有一次一个女生来算，呃，生命密码，嗯，然后她说你要帮我算我的男朋友，看，因为我很爱他，我想结婚，嗯，然后算了以后，她说，但是我想知道以后他会不会有钱？我说什么问题？ 我说：“为什么这是一个有？”等那我跟他讲，那个男生的天分是什么？啊，好像天艺术类的什么天。分？ <laughs> 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！这种一定没有钱，算另外一个。你不是有个男朋友，是吧？也有另外一个男朋友，算算算，会不会算钱？会不会有钱？那个男生好像是比较保守那种，哦，然后乖，然后。 哦，一定没有钱。 <laughs> 再说一个，他有几个男朋友？ <laughs> 他有四个男朋友。其实战争的问题有四个男朋友，想知道哪一个以后会有钱。哦。说他为什么谈恋爱？哦，所以他是就是为了以后自己有没有，就是有没有钱。那个说那个是也是，但是有钱也也也不一定会给他哦。这是另外一个，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，不管你都有钱，OK。 如果你研究有钱人的，你会发现，有钱人不是一直有钱，大部分是，你会你会他们会赔钱三次，来全倒闭的，哦三次才有钱。一般一般是这样子吧？对，你开一个生意做生意，你做起来，嗯，有很多细节你不知道，你不懂。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那些危机，可能有一些不懂啊，很多小事情啊，嗯，你做两三个错。 整个都倒闭的，对。但是现在你已经知道不要做什么，所以重新开始，这次做的更好，赚更多的钱。但是你你赚更多的钱，有很多新的细节，你不懂，又倒闭一次，哦，所以第三次才赚钱。哦，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是假象来的，他们现在的的的成功。 你看到他现在很有钱，但是之前他一定经历过一些东西。太多，生活不是这样子，他从来不是这样子， <laughs> 所以不能你不能问这个问题。所以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在啊找自己的梦想的时候，也是需要有这种准备嘛，可能会有升高有低这样子。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<laughs> 事情会变好还是变不好。因为呢，呃。 呃，比如说，呃，看完了《秘密》那本书的人是，就是想，哎，以后我就可以拥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是吧？因为你有吸引力嘛。对，如果你的吸引力是卖一个一个车子，一个漂亮的车，OK，后来来了一个车来了，但是车也不是永远，嗯，几年后就坏掉啊，就 <laughs> 对对对。所以，呃，你你拿到以后，你可能开心一段时间，但是不是很开心的。 你不够开心，又永远不可能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的，你我们要要看你自己，你到底是哪一个天分，嗯，这个是怎么可以发展，嗯，因为很多人你会发现到，很多人其实他们工作已经在用他的天分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对，因为他没有研究自己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已经看很多很多次，嗯，慢慢研究发现，其实他现在做的就是他的天分。 呃，如果你这样子发现，其实你马上开心啊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突然那个工作本来不好的，你就突然发现有一、有意义了， <laughs> 是吧？对啊。对，所以就是呃，其实简单来说，就是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过有意义的人生，嗯，这样子。但是比如说呃，假如啊，我们已经在我们梦想的路上了，可能有一个梦想，我们想向着这个目标去做。 然后又我们应该怎样的？因为这只是开始哦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再回来，那个三个，嗯，呃，快乐需要三个东西。嗯，所以应该说，大部分讲的梦是跟钱。嗯。所以，如果你说我要多少钱？嗯。你应该问你的钱是干嘛的？嗯。第一个，你的钱应该是让你有自由。嗯。给，如果你的你有自由，你当然会比较快乐。 嗯，说第一个是钱怎么可以让你有自由？嗯，或是你的工作怎么让你有自由？然后第二个是钱是可以帮助你的你爱的人。嗯，所以你需要，因为我要讲多少钱？嗯，对。 <laughs> 第一个是你需要钱可以有这个自由的生活，那自由的生活可能是你要移民，或者是你要自己一个房间你可以出租。 你不愿一大堆人住在一起你不能动，后一直看着你干嘛？你就那么晚回来吧？对对对对。所以第二个是你可以稍微帮助朋友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哦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能力帮助朋友，嗯嗯，真的比较不会快乐的。嗯，因为好像就是永远就是你就有一种比较低的感觉了，是吧？你知道你你给人礼物。 比他给你礼物的开心是开心的，是这种讲不出来的开心。对对对对对，那种奉献出去。这不是一个你爱的人，嗯，然后你突然给他他一直想要的，嗯，是是是是那个， <laughs> 买钱买不到这个快乐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第三个是你有你可以有钱可以发展你自己，嗯，说比如说你喜欢艺术，你要上课啊，嗯，所、以你需要钱可以。 买字跟笔，买嗯，种这这个东西，所以其实你这样子想要多少钱，这可以达到快乐，不是那么多。嗯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你的天分，嗯，你永远不快乐。我跟你讲，不管你用吸引力还是嗯，拿抢去抢银行有钱， <laughs> 你还是不快乐。所以，但是我觉得最后一个是最难哦。 因为前两个自由跟那个你帮助别人，可能你有大家都是觉得，哎，你有钱就可以做得到，是吧？可以大部分的做得到，但是最后一个你要先了解自己是最难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应该说，我们需要一个方法，嗯，了解自己，嗯，然后呃，你会发现，呃，我们的语言，嗯，不管是什么国家的语言，嗯，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人的天分，嗯。 你没有没有资可以用，嗯，比如说我问你，意大利的产品，意大利的东西，是是意大利的天分是什么？OK，他们有冰淇淋，有什么兰博基尼、法拉利，有很漂亮的衣服， <laughs> 对，style，披萨，嗯，但是，哦，如果你你要讲它的天分是什么，你讲不出来，嗯，你要讲哦漂亮。 哪个国家不漂亮的？对，人家说，呃，菜比较甜，嗯，很多国家比较甜，对，冰淇淋，所有的国家的，对，这是一种感觉哦， <laughs>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啊。哦，以一个小朋友有天分，你也讲不出来。嗯，你会说哦，他会画画，嗯，他会艺术，他数学很好，嗯，但是那个不是天分，哦，它是一个技巧，这个天分可可以做各种的技巧，不是不一定一个。 那是我们讲天分。对对对，天分是一一一种更复杂的东西。对，而且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人的那些方法，完全完全没有发展。应该是你小时候有一些考试，嗯，然后才可以抓到你的天分到底是什么。对，不是哪个技巧。对。 <laughs> 你画画的，也是音乐的？这这是技巧。对。因为你知道天分以后，哇，你可以你可以发展很多东西。 可能就是嗯，举个例来说，比如说画画的当中的天分，可能包括了他怎么去观察，怎么去嗯立立刻的的表达出来，用用那些画去表达出来，呃，可能也包括呢一些对颜色的敏感度，可能也包括了就是他呃呃喜欢一个人去处理一个呃。 独处的那个能力，类似这样子。对，很多这呢，有很多种的艺艺术，对对对？有一些是我们这里有很多，嗯，是 <laughs> 有一些是蛮疯狂的，嗯嗯嗯。OK，这个什么天分，可能这个人创造力特别厉害，对，所以他可以重新创造我们想不出来的东西，因为他看东西比别人不一样，对对对。呃，如果你知道那个科学，物理科学，嗯，很多新的物理科学发展是。 你要想象力特别厉害才可以做得到。是。说这种人也可以画画，但是他也可以做物理科学的。哦。你懂我意思？哦。但是你要，呃，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方法表达这个天分，因为现在没有了，或者是这个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？这个艺术是广告，类似的。 那，我也不。没有没有，它是 Museum of Modern Art，它是艺术啊，真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，不一样啊。嗯。OK，是什么天分？嗯。一般的人不知道，他看哦，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。嗯。喜欢不喜欢不是天分，天分是，他是。 可以把东西变很清楚的天分，嗯，英文叫 realism，那个 art 艺术，对，是非常清楚。你看那个好像有照片一样，对对对对。OK，这个人很会分析东西，让你讲的很清楚。他可以当律师啊，对，他可以做研究者，在大学研究东西。他用比较的视觉这样子，哦，或者是他是做呃 quality control 品质对方面的哦，嗯，或者是是不是呃。 你看的就觉得很舒服、很放松的，对。OK，maybe 这个人也可以当医生啊，也可以做师傅、餐厅的，玩好吃的东，可以做各种，或者是你看的觉得很性感、很兴奋的那种。OK，可能这个人这个天分是一种领导个性的天分，他可以让 呃 m o t i v a t e 就是让别人兴奋，然后赶快做什么东西。哎，你你让我想起了我们昨天晚上呃呃也做 coffee reading 的时候有说过那个叫呃决策力直觉力，是不是这个也有关呢？你的直觉力其实呃，我听到一个很好听的东西，他说 intuition is the voice of the soul。哦，就是指直觉系我哋诶。 靈魂的聲音，係啦。對，靈魂的灵魂的聲音，的声音真的很厲害。好美哦。對啊，所以意思是如果你你你不知道，嗯哼，你就是聽你自己，聽你的心就好了。哦。你能你昨天一個女生記不記得？我們在那個對是，然后佢問。 呃，男朋友的事情， <laughs> 然后我就说他分析很多，我好多东西哦。然后我讲一句话，就说如果你要问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嗯，或者是你爱不爱他，已经不是爱。哦，因为你要问。因为你真的爱一个东西，没有什么问的。对，只是这是一种感觉，好像是你的一个部分，嗯，一个直觉是，也是一种你的灵魂的表达。哦，因为，呃，如果你要想。 你爱不爱他？我够不够高？钱够不够？够不够帅？够不够？这个、那个、那个不是爱。嗯，这个也直接也是表面的一些调件。喜欢，但是喜欢，但是真正的爱不是这个样子。嗯，如果你要问，已经没了。哦， <laughs> 但是我们。 总是会见看见很多很多人都是要会去问的，比如说昨天晚上问爱情的都是有好几个哦。这样子都是蛮正常的。对。爱情，大大家都是蛮痛苦的。对对。 <laughs> 但是如果你要问为什么爱情是痛苦的，嗯，你要看人的历史，人历史里面，你知道什么时候人开始结婚的吗？不是那么多年前。 结婚？结婚这个季度？你说？因为呃，人以前的方法是大家住在一起，原来二十三个人去打猎啊，哦哦哦哦哦，没有什么结婚，都是你你就是这个家，从小都死掉都是跟这里一样，你的生活那个自然的生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哦，艾斯基摩人你知道吗？艾斯基摩加拿大北方。我不知道。他们穿那个这是什么地方？ 哦，是 e c 人 a m 哦，OK，嗯，他住在那个雪里面呢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 “ice cream” 什么字吗？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是是他们的语言的意思是吃生的东西。哦，吃生的东西。他没有，他没有吃熟的。哦。中医中医不是说吃生的东西不健康吗？是哦，Ice cream m 以前是全世界最健康的。 <laughs> 他没有火，因为零零下六十度， <laughs> 对。这火点不了。对他们全部都吃生的。哦。 生鱼片、金鱼生的、海豹生的，也没有吃蔬菜啊，没有蔬菜，对，没有蔬菜哦。 <laughs> 那但是他们也也没有心脏病，没有癌症病，没有什么都没有。嗯，是哦。那是为什么呢？那是另外一个原因。 <laughs> 但是我的意思是，他们的文化，嗯，是没有结婚的。哦，他们有家庭，像部落一样的。所以他们，他们以前呃，有外国人来。 特别是那些基督教徒的，要教他们相信那个基督教的宗教。他们的文化是男人来跟他们住，那个男生一定要跟那个人的老婆睡在一起。哦，是外国人哦。任何的人，你去因为 aski 莫人那么少，如果有外国男生，他就是要跟他的老婆睡。那不是很多男生会好开心哦。 <laughs> 但是基督教人不行啊， <laughs> 你不可以跟啊，不是的老婆，对对对，对啊，他们不能有婚前性行为。对不起，我不行。他说哈，我老婆不够好，把他杀了。 <laughs> 有人被杀的，为了这个，对，因为他们的文化不一样啊。哦，对。中国也有一个这个类似的文化，那个嗯，是云南吗？是你不可以结婚，嗯，女生可以挑男生，嗯。 那如果你生小孩，小孩是给你的父母，那你妈妈算是你们家的？是女生那边的？对对，忘记是云南一个一个民族。云南呢，我想应该是传统的。对，而且全世界以前都是跟现在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需要结婚，其实根本结婚根本是有问题的。那个应该是云南女儿国的那边，就是不同的国家，我看很好玩。我看那个 Discovery 的节目，是讲非非洲。 有一个我一个一个小小地方非常落后，当然，了，但是他们是女生可以有几个男老公哦，然后他们就 interview 有一个有一个女生，她老公很老，她还年轻，所以老公没有力气去打猎啊，说她有第二个老公， <laughs> 第二个去打猎，说他们大家可以吃， <laughs> 是不同的文化，所以你说结婚哪一起有问题，嗯，是我们的文化有问题。 不是爱情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我们不知道人的历史不是五年、五百年、五千年，我们的历史可能是三十对对三十万年。香港也是在大概五六十年前开始有婚姻一夫一夫一妻制那个制度的，以前的男人是。我们很多老人现在在香港有第二个老婆、第三个老婆。有啊，对。因为那个是不同的。 应该需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时代，他的想法不一样。对对对。突然，我们先想法是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。嗯。然后这个也不太一样，因为以前是你不能挑老公老婆。哦。对不对？以前是父母会帮你。对啊，在希腊也是啊，以前你不能挑啊。哦。就是你结婚那个时候啊，你好我是老公。因还以为希腊是蛮蛮开放的一个国家。 <laughs> 现在，但是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嗯哦哦。所以的意思是。 那个时候，你快不快乐、爱不爱上，也不是就先管他，就是你就是他，就对啊。所以不是一个问题，不会变成一个是另外一个想法的意思，变成你就是他的工作是照顾小朋友，男生的工作是赚钱给他，就好了。但是他们没有恋爱的问题吗？你看还是会有爱情。有不一定哦，因为可能你不喜欢他怎么办呢？但是你不能离婚啊，没有离婚那个字。对对对，对啊，所以。 呃，在回家的国家变成，你爱上另外一个女生，maybe 你跟第一个老婆有问题，你可以有第二个老婆；有第一个问题，你可以得第三个老婆。 <laughs> So，因为说我们，你要讲爱情的问题，嗯，要看哪个，嗯，人人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，没有人知道。 现在有同性恋可以结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新的一种的爱情出来了。对对对。然后有有另外一批人，我不知道你有听过，在美国哦，他们现在推广是为什么要规矩？要什么结婚？你可以有两个男生一个女生，两个女生一个男生，对，三个男们三个女生，随便你，你要有自己的家。自由对。为什么有法律规矩？嗯。 因为本来是男人女人才可以，对不对？后来变成男生男生女生女生。嗯。现在他们写好几百万人已经抗议这个。哦。以我们还不知道人最健康、最适合的爱情是什么，不知道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就是谈到爱情的时候，就哎，太多的东西可以谈了。就是，所以就是莫完无了的一个题目。但是啊，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他们是为了孤独嘛。 对寂寞嘛，但是可能不寂寞也可能是一个梦想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不寂寞要他会提到很多别的东西，你的安全感，你的妈妈父母的关系有没有受伤过，有没有？啊，也是有很多背后 <laughs> 很负责。哎，爱情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难了， <laughs> 真的，真的。对，那么我们最后呃呃来到了这个。 呃，位置哦，就是呃，Doctor l e n i s 有什么呃建议给我们的听众？他们如果想达成梦想，梦想成真的话，他们没有梦想第一个是我们说，要想小朋友的时候，嗯，第二要听你的心，你真的喜欢是什么？嗯，如果钱不是问题，嗯，你会做什么？我另另外一个是，如果你你你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做事情的时候，有时有时候时间过得很慢。 嗯，有时候时间过得很快。嗯，大部分过快的时间的东西是你适合你。哦，所以对对对，你你可以这样。所以所以很多很多人在办公室里面都是说度日如年， <laughs> 可能跟老婆在一起也是度日如年。 <laughs> <laughs> 那就要叫想想，这一 <laughs> 刻就会有答案。这个是很好、很好去去做的一个指资而且你要想，如果你的生活，如果你可以挑任何的工作、任何的事情，你要想你老的时候、快死了那个时候，嗯，你你像以前的生活，嗯，你要有哪一种记忆力、记忆，就是做到什么东西，所以你可以放松，没关系你哦。所以你要这样子来玩，其实你的心就知道啊。 哦，就是看，就是装。其实我们要装两样东西，一样呢，就是我们先装，我们已经很有钱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嗯，对。然后我们会做什么？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要撞死。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死掉了，就是呃，我们要死了，不是死掉了，但是我们这辈子里边啊，做过一些什么怎么样的东西，我们是最快乐的。对，然后你知道。 是什么？可能有人说我喜欢画画，我喜欢。OK，你知道这个以后，你要开始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知道也也不是，只知道只是第一步哦。然后要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之后呢？为什么你会找到你真正的天分？嗯。你知道天分以后，你可以挑各种样的工作，然后全部都会帮你有钱而且快乐。 <laughs> 哦，比如说对你来说，就是你的目的就是你知道是为什么，就是要医疗，所以你做任何跟医疗有关的东西，你就很顺利。如果你我喜欢做菜，因为你吃我的东西，你会发现有医疗。很多人朋友跟我讲，就是有有觉得有医疗的，不是这种快餐，这是健康的餐，都是很好吃，是有医疗的。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一样的天赋都出来了。 所以就是我们以前一直以为你要找到你的兴趣，你爱的东西，比如说他爱音乐，但是音乐其实还不是答案。他爱画画，他画画也不是答案。他爱比如说我做呃心理治疗，做催眠治疗，就是也不是答案，就是那个只是一个行业。是的。只是但是你要找到你更深入、更深的你灵魂里边的那个声音是什么，你就紧。 究竟那个你来可以说是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吧？对对对对，就是什么哇？就是非常简单，也非常都有啊， <laughs> 我们就都有个都有的的那个普通话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就是非常准的的那个非常精准的那个那个跟那个方向跟那个方法，所以大家就今天就从 Doctor Linus 的口中就可以完全。 开始去找这个方向啊，然后就呃，我们这个第二节也差不多，然后呢回来了，我们就会有我们的那个环节叫以毒攻毒。我知道 Dr. l e n n o 就准备了一些非常好的东西给我们了。